你慢点儿。体力这么差，体能训练白做了。自己跟上。喂，万翔，部位都交代了，我刚从他病房出来。汪兴业根本不是他父母的朋友，而是个贩毒的。什么？收养了部位以后，汪兴业渐渐开始对他不规矩。两个月前还耍酒疯，差点强暴了他。 事后又威胁他不许报警。那绑架案，绑架是最后两个人达成的协议，只要不威帮方星夜办成这件事，就能拿到一笔钱，并且永远摆脱这个所谓的叔叔。我操！严哥，也就是说，那小姑娘是绑架协同犯，可以这么理解。即便申小琪不玩那个英雄救美的把戏，也会被不威想办法引到凤凰岭。绑匪有几个？ 布能提供相貌信息吗？一共四个，都是黑衣蒙脸，跟李雨欣的描述一致。目前不确定跟汪星夜是上下级还是同伙。布威的口供录音我已经发给市局技术队了。那就是说，申小琪是布威推下山坡的。他知道自己要杀受害人？不，布威的说法是，直到抵达凤凰林之前，他都以为汪星夜只是想要钱。啊！抵达凤凰林的时候，他陷入昏迷。 醒来看见坑里贺良的尸体，而申小琪已经被几名绑匪按在了地上。对方要求他对申小琪行刑，他不同意。绑匪说不这么做的话，就连他一起杀。然后他就被迫动手了。护卫的精神状态太不稳定了，口供录得颠三倒四，但大概意思应该就是这样。申小琪掉下去之后，他听见那几名绑匪说：“警察快来了，没时间了。”他哀求他们给自己一条活路。 却随即被推下了断崖，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哎，韩小梅，上车。是不是灭口吗？嗯。哎，等等，严哥，步威经历的一切都跟李雨欣高度重合，但有一点怎么截然不同？电话。对，电话。黑桃 K 曾跟李雨欣直接对话，但在这个案子里却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这个细节，有可能是解开整个案情的关键。晋江文学城、淮上原著，猫耳 FM、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二季第十集。 严段，我们现在立刻回市局吗？不然呢？呃，你有约会？不不不，只是马上七点了，我们要不然先买点晚饭。你今年才几岁？这么早找男朋友干嘛？人能依靠的永远都是事业和钱。我妈说趁年轻才好找。有钱有事业是你挑男人，没钱没事业是男人挑你，懂不懂？ 懂，然而我并没有男人，没有就对了，没有就跟我回市局抓那姓汪的去。但是严队，咱们还没吃晚饭呢。晚饭。哎，老胡，上次那受害人家属感谢我的两只野生鹧鸪，是不是还养在你那儿？啊哈，对对对，你帮我把那俩傻鸟逮起来，拔了毛。 呃，配上你们店里的好花椒，加上陈皮、红枣、枇宝花，严队这是忽然良心发现了吗？严严实实炖好了汤，然后送我家去。有个姓陆的会给你开门的。啊，对，别放太多盐，他不太能吃咸。嗯，好，挂了啊。严队，你啊，怎么了？ <laughs> 就这么被我对陆顾问的真爱所感动了吗？ 所以说，找男朋友就要找我这样的，知道疼人。喂，让李玉新他妈带着你们去买毒品，顺着上线找拆家，全部抓住以后，连夜靠回建宁。这里边有大案子。 咱们严哥要亲自审，哎，怎么打起来了？呃，呃呃，好好好，那我先挂了啊。怎么着，谁打起来了？严哥，李雨欣的妈妈招了。下面我打算让江阳那边跟着他去买毒，顺藤摸瓜找差价，再拔出萝卜带出泥，把当地的贩毒网络一网打尽。这帮人跟姓汪那胖子肯定有点联系，具体得等抓到以后。 再有严哥您亲自出马提审了，哎，利索。老爷，老爷，我刚从窗口看见你的车开进来，怎么半天都不见人，掉茅坑去了？我操！你们队有卤蛋，给我两个。行啊。哎，马翔，你秦川大哥蛋没了，塞匀他两个蛋。好嘞。哎哎，怎么说话的？你这又是怎么了？急赤白脸的。 汪兄夜跑了？什么？ <clears throat> 别嚷别嚷！我也是刚才得到的消息，不知道是哪儿走漏了风声。姓汪的孙子连证件都没拿就跑了，我已经在紧急提审线人，另外追加了三组人马分散追查。你赶紧发协查通告，别让这孙子跑出建宁。马翔，给我接魏局。是。高文清到。去把协查通告发到各交通枢纽及高速公路收费站上。 只要发现可疑人物，立刻就地扣押盘查。今晚大家都别回家了，接警平台、指挥中心、交警大队、治安监控，十二支探组给我轮流倒，四个小时一轮班，明白了吗？明白。严队，喝杯咖啡吧。哦。哎，什么时候这么有眼力劲儿了？你看，韩小梅。 今晚要加班吧？把红包领了，给你跟你严队买两杯咖啡。哎，他关心我是应该的，关心你干什么？那红包我给陆顾问退一半回去。 <laughs> 嗨，没叫你退，拿着买点心吃吧。热咖啡。队里有小姑娘就是贴心。哎，太好了太好了，快给我倒一碗，滚滚滚，滚去自己买。 哎呀，不要这么小气！这个点星巴克都关门了，快快快！燕队、秦队，你们聊，我先去忙了。哎，好好，去吧去吧。秦川，连着两个大案子都跟毒品有关，这事儿不对啊！胡伟胜在咱们市局吸毒过敏死亡那次，不就已经看出不对了？ 咱们都心知肚明就好，哼， <laughs> 迟早要翻出来的，等着吧。 <sighs> 严哥，各个交通卡点和高速收费站都反馈说暂时没有看见可疑人物及车辆，交警和治安监控暂时没有新的消息。嗯，继续盯着。是。我看啊，后半夜也就这样了，你先回家睡一会儿吧。我早上起得晚，还能再熬一会儿。嗯。 你早上七点来接我的班就行，行吧？那我先回去睡几个小时。那什么，万一有事记得叫我，哈。行了，知道了，快走吧。 一直睡在沙发上等我。嗯，锅里给你煲着汤。哎，别起来，你睡你的，我自己去端。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汪兴业跑了，乌威交代，绑架的事是姓汪的胁迫他干的。 我们已经发了协查通告，给各级交通治安随时汇报情况。天亮我就得赶回市局了。嗯，也就是说，在江阳县灭口李雨欣的那帮人，很可能也是汪兴业指使的。对，可能性非常大。李雨欣可能见过他，所以他才要处心积虑的除掉李雨欣。但汪兴业是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查到李雨欣，又是用什么方式买凶杀人的？ 这些疑点暂时还没法解释。我已经让人对汪兴业的资金流动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排查了。他没有理由啊？嗯？什么没理由？他为什么想杀我？哎，你不是说范思跟江阳县那帮肇事杀手很可能不是同一名雇主指派的吗？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你随便听听得了。哼， <laughs> 所以你承认当时就没说实话呗？你要是记性这么好，没事怎么不多记记案情？哎呦，还会顶嘴了！果然登堂入室以后就有底气了。在杨妹 KTV 见面那次，你怎么那么温顺乖巧呢？ <laughs> 别贫嘴了，好好说话。 之前布威没招认的时候，我掌握那点线索太少了，暂时不可能做出可靠的判断。等明天经侦和技术队把汪兴业老底给翻出来，我们才能知道他到底是贩毒集团中的什么角色，跟范四到底有多少联系。总之呢，你先继续待在这里，最好别一个人出门溜达，溜达也一定要开我的车。不管想买凶杀你的是不是汪兴业。 谅他也不敢在建宁地界上招惹我。多一层保障，多一份安全吧。喂，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你，你这大半夜的，我可以亲你吗？可以吗？ 问你话呢？不行，那我走了。我可真走了。哎，你看，我真的亲亲亲。 那我可以顺便对你展现一下强劲的肾功能吗？不行，不行。哎，你说不行，那就不行吧。啊？你想怎么样都行，我这么喜欢你，当然希望你开心。 笑什么？笑我自己。笑你自己什么？我今天还跟韩小梅那丫头说，有钱有事业才有底气，找对象才能是你挑人，而不是人挑你。但现在突然又觉得，就算有钱有事业，遇到了喜欢的对象，还是要乖乖等着被挑。但被挑，还是很开心的。你。 让我搂着睡吧，三秒钟不反对，我就当你答应了。你答应了。 秦川，喂，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我操，八点半了都。咱们昨晚说好的是什么？嗯，谁一口答应的早上七点来接班谁假惺惺的说有事儿立刻打电话叫你？你现在滚在哪个小美人的被窝里呢？忘了我这苦守寒窑的秦宝钏了吗？瞧你这话说的，我是那样的人吗？ 是，我 <laughs> 我还真是你他妈！好了好好好了，我请你吃一个礼拜的饭还不行吗？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哎，那你六点半也没打电话叫我呀？那我犯下抛弃革命同志的错误，难道革命同志自己就不需要承担一半的责任吗？怎么能全怪我呀？有个隐藏了半年的差价，今早七点突然上线，我在禁毒支队忙到现在。 我的心好痛，我要猝死了！我死了，建宁市广大单身女青年的幸福可怎么办？你还不赶紧来接班？我起了，我起了，我真起了！哎，你们方队呢？今早不是该他值班吗？谁知道方队在哪儿？他那旧伤三天两头犯，一犯就到处找不见人。快点，半小时内不到市区，你就永远失去你的秦宝善了。 唉，还是床上舒服。叶璇，嗯，你要是再蹭到我身上，我就……你打算怎么着？其实想想，也没有什么可以威胁你的，一着。 只能搬回大杨妹那儿去了。哎，别别别别别！我起来，我马上起来。我去刷牙了啊。给，肉松三明治。嗯，哎，你买零食吃？ 怎么没从我账上花钱呢？杨妹，哎，不是，你说你有家室的人，被杨妹在财务上纠缠不清，是什么意思啊？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前警察跟前现任。另外，我们不是所谓的家事，那也不能在财务上跟现任不清不楚的吧？理论上，不夜宫 KTV 有我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是早年的投资。当然。 KTV 能开这么大，主要是杨妹的功劳，所以我只是象征性的领个基本分红。嗨，别领那什么分红了，有什么好领的？下次买零食衣服从那抽屉里拿钱，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上你的班去吧。哎有案情记得联系我。走吧，走吧。哎，不是，我还没吃完呢。哎呀，走吧，路上吃。 喂，喂，严哥，是我张光耀。嗯，怎么了？我们一大早搜查了汪兴业的住所，还有他名下的画廊，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电脑、平板还有其他写的字的纸都封存送去了技术队。呃，您现在在市局吗？没呢。那您别去市局了，来我们这儿吧。怎么了？我们从汪兴业家搜出来半盒旧名片，大概是几年前印的，上面画廊的地址和现在的地址不符。 是建宁市琥珀山庄九区二栋三四六室，这个地址的户主名叫尹红兰，是个九十多岁的孤寡老人，现在住在养老院里。哼，孤寡老人自己把房租出去的可能性不大。尹红兰跟汪兴业是不是有亲属关系？是的，居委会那边的资料基本可以证实，尹红兰是汪兴业的表妈。立刻联系物业查九区二栋三四六室的水电单，如果汪兴业仍然把这个地方作为卧藏据点。 那么水电应该都有在用，哎，你先别回市区，待在琥珀山庄等我，二十分钟后就到。哥，这边这边，来了。喂，你人呢？别我操！ 忘了秦川这茬了。别回来了，平贵。我看隔壁老黄不错，已经收拾收拾改嫁他家了。跟你的公主好好过去吧。哎，川，是夫君对不起你呀。祝你幸福。哎，我说你。哎，小张，林哥，就是。怎么不把群众疏散一下？ 我是居委会的，就是过来看看，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没有出租记录，水电账单都是从尹红兰的个人账户上定期划走的。刚让居委会敲了半天门也没有人应，我们正打算踹门进去呢。嗨，踹门那么暴力，回头被人投诉怎么办？那您说怎么啊？想这么开就行。哎呦，你们这位队长可真能干，用发夹就能开锁。 哎，小伙子长得也好看， <laughs> 多大年纪了？有对象没有？ <laughs> 没呢，我们队长单身。你等着，等我开完锁再教育你。家里头有几套房啊？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啊？家里有钱，不知道想找什么样的，就是找不到。靠，谁说老子找不到？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小区啊有十八个未婚姑娘呢，个个挑水盘儿亮。 哎，小同志，啊，赶紧给我留个电话号码，二十八个也不管用啊！要是严队撬开女人心门的本事，能跟撬犯罪分子的家门一样，现在早就已经开启后宫了。哼，小张，哎，你上次跟着我们被匪徒从桥上追到水里，队里是准备给你立个三等功的吧？啊， <laughs> 嘉奖令还没发下来呢。严哥，你你的三等功没了？啊，不是，哎，严哥。 严个别！拉好警戒线，去通知季真过来。是。看来，方新也不是在这里过的夜。 有了，严队，这是被粘在床板背后的，里面是毒品吧？很有可能。哎，你别动，等吉生过来再说。我们去那边柜子看看。哎，麦乳精，这年头还有这种东西？ 小本子，里面一定有线索。证件照，还标注了姓氏、年龄和时间。嗯，这是李雨欣和步威的证件照啊。李，十六；步，十三；藤，十六。原来那个没找到的姑娘，姓藤。 小张，去看看季真来了没有？是。这张照片是当年的江婷。部里的匹配结果刚下来，您猜，之前省厅为什么查不出这个人？ 他是外籍大哥怎么处理畏罪自杀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波涛起乘风破浪黑与白交织灰色的 长街就算没有。